课文二，在朋友家。再来点米饭吧，你吃的太少了。不少了，今天吃的很好，太谢谢你了。你做饭做的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我妻子比我做的好。妻子。